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阿门。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的确复活了。哈利路亚！是的，基督复活了，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也应该赞美。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上帝的话，我们应该赞美我们的上帝。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在我们今天复活节的福音书经文，还有我们刚刚看的那部电影，今天的福音书经文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十二节，在那边当时的人根本没有这样回应耶稣复活，但是他们没有欢喜快乐。我们现在再一次慢慢看这段经文。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进，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停一下。到了这时候，妇女们应该已经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他们应该已经欢喜快乐。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们如果在坟墓里面见到耶稣的尸体，他们应该才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光路加福音三次记载耶稣受死之前告诉人他会在耶路撒冷受死，然后第三天就复活。 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这些妇女们一定是听过耶稣这样说的，但是在这时候，她们根本不晓得。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四节，他们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扶将脸伏地。 两啊，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天使教妇女们，他们应当纪念耶稣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过他们的，就是耶稣当时已经说了，他就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啊，妇女们现在才想起，他们是不是现在也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不能确定，可能有。 但是又好像他们还是没有那么确定，反正他们接下来马上就就去把这个消息报给门徒了。我们继续看第九节，他们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好，这些妇女们报这个好消息给门徒，他们的报告一定是包括空的坟墓，天使的话，还有耶稣以前所讲的话，他会被钉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么多的证据，基督的确复活了。 门徒真的应该欢喜快乐，对不对？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妇女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妇女们信不信，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门徒不信了。无论妇女们说什么，无论耶稣自己之前所说的是什么。 门徒就是不信。我们继续看最后一节，第十二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西马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彼得看见他是不是信？圣经只说他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彼得好像。 不怎么样了，他们都不怎么样了，都糊涂了。那么我们今天很容易这样看门徒那时候的表现，就批评他们，他们怎么那么糊涂，那么迟钝？但是我们啊，也都知道，我们自己常常也是一样糊涂、迟钝的。妇女们和门徒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可能可以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是，他们就是不纪念，也不相信耶稣的话。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自己还不是跟他们一样吗？不纪念，不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为了纪念、相信耶稣的话，首先我们要经常与耶稣的话有接触。 为了做这样，我们就是要跟我们懒惰的老我打仗。为了培养一个固定听学习、自己看圣经的好习惯，这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如果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纪念、相信他呢？所以我今天还是再一次地。 鼓励你们在你们生活中把上帝的道放在首位。我们当父母的，为了自己，也为了给我们孩子的一个好榜样、一个好见证，我们就把主日崇拜的主日崇拜和查经班放在首位。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在一个礼拜当中算是不可缺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难的，我们就定好这个原则。 任何其他的活动就不能代替这个崇拜的时间。接下，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在家里面把上帝的道也放在首位。在这方面，我们当丈夫的，就是要鼓起勇气，好好地待我们家人。当我们做丈夫的试着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当妻子的。 也要好好的支持，好好的跟着，不是好好的批评。他们不是批评你们的老公。其中一个方法，学习并纪念上帝的道，就是把它背起来，把一些重要的经文背好。我自己主要是为了帮我自己和家人背圣经经文，我就十几年前开始把圣经经文配音乐。 这样，我们才会有那个根本，我们教会用的。反正无论我们怎么做，在家里面注重上帝的道，就会帮助我们纪念和相信这个道，我们的信心也就会得到坚固。我们如果省察自己的话，一定会结论：我们在很多不同方面没有好好的把上帝的道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 我们也不纪念他，常常也不怎么相信他。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罪。接下，我们要领受上帝的赦免，也领受上帝的力量，重新努力把上帝的道放在首位。复活节的福音就给我们这个赦免和力量。基督的确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真的可以。 欢喜快乐。我们上期要真理课程的时候，就学到耶稣的复活如何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很适合今天，我们就复习一下其中的几个原因。首先，耶稣的复活就证明耶稣的话是可靠的。耶稣好多次预言说，他会在耶路撒冷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 结果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耶稣的话算话，他所说的我们可以完全信靠，因此耶稣其他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信靠。比如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我们可以信靠他的话。另外他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阿门。是的，我们可以信靠耶稣的话。 好，第二点，耶稣的复活为什么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耶稣复活，我们可以确定知道耶稣完整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想：如果耶稣只有死，但是他没有复活的话，这就表示父上帝没有接受耶稣为我们罪的牺牲。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这就表示耶稣代替我们罪人受苦受死，还是没有用的。我们自己还是要为我们的罪受惩罚。但是基督的确复活了，上帝接纳了耶稣的牺牲，因此我们得了释放。我们从我们所有的罪，包括我们常常没有把上帝的道放在首位这个罪。 我们所有的罪都得了释放，从他们得释放，基督的确复活了，我们的确被救赎了，好，利路亚。好，第三点，为什么基督复活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是因为耶稣给我们带路，给我们开路，一直到天堂去。圣经说，因基督复活了，我们这些属于基督的人。 我们也一定会复活了，身体与灵魂永远与耶稣在天堂里面。我们今天的书信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就这样告诉我们，在那里第十九节开始说：“我们若靠基督，如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基督的，基督复活了，你们也会复活，然后被带到天堂去。我们今天的就业经文和入坛词也提到这个。我们的就业经文从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就提到上帝所要造的新天新地，这就是指天堂。 我们的入坛词今天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就说上帝会将他的百姓领进去，在与他产产业的山上，就是耶和华为自己所造的住处，是他手所建立的圣所。 这些两千年前还有三千年前的预言，就是在指上帝如何将来要给他的儿女安置好在天堂里面，借着洗礼，借着信心，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复活回到天父那里去，我们将来也一定会跟随他，照样复活去天父那里。 所以呢，若要做了总结，基督复活了，我们要欢喜快乐。两千年前当基督复活的时候，妇女们和门徒反而没有喜乐，他们是糊涂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忘记，也不相信耶稣之前所说的话。但是虽然一开始看到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没有欢喜快乐。 但是之后他们还是快乐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之后他们知道基督的确复活了，并且圣灵使他们相信基督是为他们而死又复活了。圣灵使他们相信基督是为他们那批糊涂迟钝的罪人死而复活。虽然他们忘记耶稣的话。 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话，但是耶稣还是为了赦免他们的罪死而复活。基督也是为你死而复活，你配得他为你这样做吗？你当然不配。你跟耶稣的门徒一样，常常是糊涂迟钝，但是在他的怜悯里。 耶稣是为你这样做，他为你死，他为你复活，你要记得好吗？另外要记得是这个，因基督的确复活了，你自己将来肯定也会复活上天堂。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阿的确复活了，哈利路亚，阿门。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门。